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九集。林清霄眉尖微动，明明没有任何证据，但是他就是生出一种直觉，洛涵这个问题问的是他。西恒听到这句话愣住了。 他眼睛扫过面前这两人，将他们俩的细微变化尽收眼底。西恒饶有兴味的笑了，问得好，你这个问题你拿去问别人，一千个人估计能有一千个答案，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，不会。早就有所预料，但是听到西恒这么肯定的回答，洛寒还是吃惊了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穿越时空。 本就是因果的一环，对你来说，过去是过去，可是你在穿越的那一瞬间，过去就成了未来。西恒说完，自己挠了挠下巴，怎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听懂了吗？罗涵如实摇头，不是很明白。林清霄突然开口：“过去不可改变，唯有未来可以。”西恒惊喜的睁大眼睛，对。 你看，还是有听懂的吗？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。洛寒看向林清霄，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。林清霄又问：“虽然如此，那历史的起点在哪里？穿越时空的这三个条件看起来难以捉摸，其实只要有心，并不难实现。”看西恒的意思，只能穿越到自己的过去，和穿越相关的坐标也必须来源于自身。 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：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穿越，那么就没有真正的历史，因为一切都是可变的。这就是时间的奇妙之处。西恒微笑：“天眼四九，人遁其一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不过你担心的事情并不会发生，因为对于历史来说，穿越的那个节点也是过去。既然是过去，那就不可改变了。” 所以，你们穿越的时候，就证明你们和这段历史有渊源。若是没有渊源，从一开始你们就不会来到这里。很好，洛寒被彻底绕晕了。洛寒放弃辩证整个问题，直接问：“那我怎么样可以回去？”西恒受伤的捧住心，十分夸张的嚷嚷：“女大不中留啊！你才刚来就急着回去。” 太浮夸了，洛寒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唉，我虽然不成器，但是好歹也是有事业的。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盯着呢，比如男女主的剧情，仙魔妖三界日益紧绷的格局，还没找到来处的上古禁术，以及岌岌可危的和平局面。他必须回去。”西恒微微叹气，说：“行吧。” 穿越有主动也有被动，你们来的时候是被动，落到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全靠运气。可如果你想继续穿越前的节点，就必须主动控制时空漩涡。洛寒突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所以，所以你修炼几年，有足够的神力支撑就行了。洛寒小心翼翼的问。 这个几年是指多少？西恒想了想，不确定的说：“多则万年，少则千年，不用担心，很快的。”林青霄听到，眉梢抽了抽，最后恢复平静：“在哪里修炼不是修炼呢？几千年而已，没有差别。”洛寒就没有林青霄那样稳定的心态，他听到最少都需要几千年的时候，内心真实的崩溃了。 洛寒从西恒屋里出来后，一路都闷闷的。林青霄见他不说话，猜测他可能还在担心回去的事儿，安慰说：“没有关系，不用急，在哪里修炼都一样，千年而已，并不算长。正好你能有充足的时间，好好和前辈们学习。”洛寒听完，并不觉得自己有被安慰到。他们才刚刚走进营地，就有人跑过来带他们去新的住所。 洛寒和林清霄住所相去不远，靠近后方，不远处就是后山。虽然地方不大，但收拾得很整齐。洛寒将引路的小兵送走，趁林清霄还在，连忙说：“你先别走，我有话问你。”林清霄停下。洛寒在周围设了一个结界，这是今天他刚和西恒学的。结界成立后，里面的空间会变成独立空间。 可以暂时的脱离当地时间、空间法则的限制。洛寒把外界处理好后，神神秘秘的问：“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虽然是修炼，林清霄说完，奇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问？”洛寒啧了一声，无语道：“我还能问你修炼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今天看到了素宗室，他勉强也算是你的先祖，你和素家的关系这么复杂。” 你要不要和他说些什么？洛寒说的东一头西一头，但是总结起来大概就是“告状”两个字儿。林青霄先是意外，等反应过来后，他好笑的摇头：“不必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爱的想法？天启纪距离中古已经过了亿万年，后世的苏家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苏宗室和苏怡芳等人虽然同姓苏。” 但是也只是如此了，林青霄解释说：“龙族的历史，你可能不太了解。龙族内部已经经历过许多次权力交替。钟林昆里齐家、六山虽然是开朝时传下来的，但时至今日，六山每一座都和创始人的血脉没什么关系了。明高帝肃宗时登基后，分封战争中自己手下功劳最大的六位功臣。” 并将天地最适宜修炼的洞天福地赐予他们，分别是中山灵氏、灵山秀氏、昆山义氏、骊山黎氏、岐山姬氏、嘉山白氏。后来，这六脉各自传承，彼此间差别越来越大，渐渐成了独立的龙种。比如，有翼曰应龙，有角曰囚龙，无角曰螭龙，善火曰烛龙。后来，昆山一脉和中山分离，他们不再自称苍龙。 而是成为新的种族，青龙。至此，才有了天界主流的六种龙族分支。其实下面还有更小的分支。鹿晗试着说：“所以后世区分应龙、苍龙等，本身就是一次划清界限。”是的。林清晓点头。明高帝分封的那六位功臣，便是六山初代家主。根据六人功劳高低，钟林、昆里奇加六山。 分到的资源各不相同，由此确定了六山的地位。只是后来登基的天帝不再是素贞，其他家族兴起，利益纠葛变多，彼此之间的情面也不存在了。当利益不再一致的时候，自然不会一同出场，以至于连名字都要区分开。龙族内部内斗激烈，哪一支在斗争中获胜，哪一支就是敌脉。经过这么多年的争夺。 现在林山的当家人除了姓氏一样，确实和宿宗氏没什么关系了。洛寒突然好奇问：“这六个人现在出现了吗？”林青霄说：“这段历史一直有争议，毕竟中古时代变更频繁，很多资料都没有记载，其中甚至有人连姓名都没流传下来。因为现在是独立空间，不受时空规则约束。” 洛寒干脆拿出《仙魔史》看，他翻到明高帝这一段历史，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：为什么关于中山和林氏的记载几乎没有呢？这就是有争议的地方。林青霄叹气说：“因为正史中许多地方语言不详，后面有人质疑中山第一人家主的真实性，也是因此，青龙才有机会独立。龙族内部撕咬那么严重。” 中山有这么大的缺口，可想而知会被人如何围攻。洛涵正要说林清霄可以趁这一次穿越一探究竟，拿回证据，自证家族历史。他开口时，外面猛地传来震动，洛涵吓了一跳，立刻收起所有不属于中古的记载，解除结界。怎么了？林清霄站起身，举目望向山间，冷声道：“杀小我嫡媳。” 山上，洛寒皱眉：“那里不是西恒前辈居住的地方吗？世人皆知西恒并不参与战争，齐齐那里做什么？”来不及说了，林青霄握起剑，匆匆说：“走！”现在营地大部分人在外打仗，西恒又是出了名的中立，众人并没有在山上设立哨站。种种条件综合之下，导致他们这次真的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 林青霄和洛寒赶到的时候，西衡屋外已经被敌军占领。他们自然是不敢惹时间之神的。可是，也正是因为西衡中立，所以他们肆无忌惮，直接冲过西衡的地盘，朝山脚下先族的营地袭去。洛寒和林青霄是最早赶到的。林青霄一见到状况就拔剑。洛寒想到什么，慌忙喊：“等一下，你伤还没好，不能动我。然而，这句话怎么可能有用呢？ 林青霄一把把洛寒塞到西恒院子里，匆匆对着西恒说：“外面危险，有劳前辈看护他。”西恒当然不介意多一个人。林青霄说完就折身离开。洛寒想要追出去，被西恒拦住：“你出去干什么？你要想中立，就不能对仙魔任何一方动武。一旦你动了手，就是给魔族那边的神留下画柄。以你如今的水平，都不够人家打的。” 洛寒着急，偏偏又被拦在里面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最终不可置信道：“那我们就这样看着？”“嗯。”西恒点头，理所应当说：“我们是中立啊，让他们打去吧，不关我的事。”西恒现在就是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。虽然被冒犯地盘很不爽，可是魔族虽然冒失，但并不敢对他动手。既然如此，他掺和什么呢？ 洛晗停顿了片刻，忽然问：“西恒前辈，什么是中立？就是不参与任何一派，两不相帮。不参与任何一派，看起来与世无争，其实这也意味着没有朋友。”洛晗慢慢说：“中立没有盟友，所以每一方都是敌人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